这只是网游里的活动，“莫敢回首和谁不低头”，其实是没理由还要等包子入侵过来的。趁着君莫笑落单，赶紧欺负一下，才是最符合逻辑的事儿。但是两人都没有这样做，他们居然真的就这样等下去了。他们一度觉得，叶修自持身份，唯恐败给他们，所以一直不敢找来。 可事实上，叶修在网游里什么时候顾惜过自己大神的身份？向来是按照规律、按照逻辑办事的。换叶修处在目前二人的这个位置，如果不是有什么特别目的的话，肯定抓紧时间趁人落单就动手了。倒是这二位，还没正式成为职业选手呢，就已经在自持身份玩矜持了。 两人拉开了战斗架势，就等包子入侵到了。来迟了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包子入侵来的也算挺快，人到、声到、砖到。二人都知道包子入侵要来，但是一来就直接动手，却出乎他们的意料。这一砖虽然没拍中人，但谁不低头一愣之后的闪避，还是显示出了忙乱。 抓紧时间，一会儿又有别的队伍路过就麻烦了。叶修一边说着，君莫笑撑着的千机伞已经从头顶甩下，直接一个格林机枪，连串的子弹飞射向谁不低头。刚刚躲了包子一砖，十分恼火，对方不讲究的偷袭，准备开口斥责两句的他，全然没想到这边的叶修也是翻脸比翻书还要快，这格林机枪居然没能躲过。 格林机枪是一串连射，对于有经验有水平的玩家，只要命中一发之后，就都不会落空。叶修当然是属于有经验有水平的范畴，这一格林机枪连射的二十发子弹全数打到了谁不低头身上。不过作为低阶技能，伤害说不上可怕，只是被格林机枪的连发全数命中。 角色会因为子弹的冲击力处于一个连续的颤抖当中，看上去像是癫痫发作一般，十分难看。都已经开始自持身份的两位，一上来就被打得这么难看，这当然是绝对无法忍受的。卑鄙！莫敢回首，一边叫着，一边举枪还击，子弹飞射。这边君莫笑却把伞一撑当盾牌，硬扛伤害。 就要逼近，被打得难堪的谁不低头，更是愤怒。不过总算没有被愤怒冲昏头脑，没有急于报复，而是攻击另一个目标——包子入侵去了。谁不低头，就第一个翻滚到了莫敢回首背后，蹲着举枪就要射。结果眼前除了一片白茫茫的雪地，哪有包子入侵的身影啊？谁不低头，三百六十度大转一圈，确实不见包子入侵。 不过这张地图上，小雪包啊、小雪坑之类的都是挺多的，角色要躲不难。谁不低头，立即开始留意几处雪包、雪坑，并试着开枪射击，试图把包子入侵给吓出来，未遂。另一边，莫敢回首已经被君莫笑顶着千机伞越逼越近。 作为枪手职业，哪怕是有一定近战能力的神枪手，也不会那么轻易就让对手近身。莫敢回首一边攻击一边开始飞枪后退，拉开距离。二人之间倒真是十分默契。莫敢回首这一退，不用打招呼，谁不低头就已经做出相应的配合，和莫敢回首倒退的路线呈四十五度夹角，开始同样退。结果。 君莫笑在此时突然放弃他一直在逼近的莫敢回首，施展影分身术，假身留在原地，真身却朝着谁不低头这里冲了过来。谁不低头连忙调整还击，君莫笑地图上疯跑，带着谁不低头转动着视角。刚刚背对那边莫敢回首，就听到身后传来哈哈一声笑。怎么回事？谁不低头听着这笑声，应该是包子入侵的，却不敢回头去看。 怕被眼前的君莫笑得了空档，只能出声去问：“是隐身斗篷？”他身后传来莫敢回首郁闷的声音。此时的他已经被包子入侵一记锁喉给拿住了。哎，哎呦，听声音好像是妹子。包子惊喜的说着：“嗯，喂，是美女吗？”包子兴致勃勃的问着。 崩山击，君莫笑却在围绕谁不低头转圈躲避射击的过程中缩进了对方距离。此时挥刀出手，一记崩山击兜头斩下。不过双人距离到底不近，君莫笑这一击让谁不低头有足够的时间躲开，但君莫笑却又没有就此收招，一剑直劈地面，震荡波扩散。 地下的雪花被激得飞扬起一个小圈，纷纷扬扬的，弄得角色身影都模糊不堪。结果就在这模糊不堪当中，君莫笑一个滑铲，整个人都沉到雪底去了，让人一时间完全看不清他是朝哪个方向铲出。谁不低头不敢大意，连忙不住后跳，同时双枪端起，视角死锁眼前地面。 只要雪面有丝毫松动，绝对毫不犹豫的开枪射击。结果，他没有看到丝毫动静，雪花已在此时开始下落。谁不低头，也已经意识到君莫笑这一击根本就不是冲他来的。再转视角朝那边一看，滑铲后的君莫笑已从雪中跳出，手中千机伞甩开的同时变成战矛，一击天机挑到莫敢回首的身上。 包子入侵的锁喉技能也在这时候到了时间，一松手，莫敢回首被挑至空中。二人追着浮空的莫敢回首一通猛打，谁不低头连忙冲来救援。浮空中的莫敢回首也在自救，看穿了方向，双枪连射就想飞枪离开二人追打的范围。谁想君莫笑的战矛比他的子弹还快。 抢在他子弹出膛之前，一矛将他扎中，抡圆了一甩，一个圆舞棍将莫敢回首带回了地面。跟着，莫敢回首居然就不见了。看在眼中的谁不低头吓了一跳，但一想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死的这么快，莫敢回首大概只是被摔的沉入了雪底罢了。谁不低头举枪狂射？ 想给莫敢回首抢到脱身的空当，谁知君莫笑和包子入侵也在这时候同时沉入雪底不见了。谁不低头，射出的子弹纷纷打了个空；谁不低头，顿时就茫然了。这雪哪里有这么厚啊？可以整个人就这样直着消失的？就算是躺倒，也不至于被沉的一点影子都看不到啊！ 可眼下，三个角色真的就是这么在雪地上沉的不见踪迹了。谁不低头朝那位置又是一番狂射，雪花飞扬，真的不见三人踪迹。怎么回事？啊谁不低头终于忍不住开口了。这种话暴露了他搞不清楚状况，这对于比较骄傲的二人来说都是比较难说出口的，但此时也顾不上这面子问题了。 有个坑，不敢回首的回答显得是那么的无奈。是的，谁不低头搞不清楚的状况，其实只不过是因为这里有一个雪坑。君莫笑一个圆武棍把他摔了进来，而后跟着就和包子入侵一起也跳了下来。这坑不大，三个角色挤成一团，一点腾转挪移的空间都没有，对于神枪手职业本就不利，现在又要以一敌二。 木敢回首，欲哭无泪，只盼伙伴快些来救。谁不低头？听到回答后一怔，随即也想到了状况，抬手就是一枚手雷朝那位置扔了去。结果手雷没见落下，就听一声枪响，空中就被君莫笑一枪打爆了。谁不低头？那个郁闷呢只恨自己不是枪炮师，不然这时候来个卫星射线或是热感飞弹。 或是刺炮弹，肯定让这些窝在坑里的家伙自讨苦吃。但是现在呢，神枪手职业的他只能高高跳起，找到角度后，朝着那坑一串连射。结果子弹飞出，就见那已经没有雪皮覆盖的坑口突然哗一下撑起一伞，正是君莫笑的千机伞被打开了。盾牌不能完全抵挡伤害。 却可以大幅度的削弱伤害。谁不低头？虽然不知这千机伞盾形态的属性，却也知道和撑着盾的角色拼输出是无论如何也拼不过的，绝对是坑里的莫敢回首，死的更快。这样的局面，谁不低头从来没有经历过，心想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跳起的角色无奈的重新落下。 从队伍的角色版面中，谁不低头可以看到莫敢回首的生命正在飞快被消磨。显然，在坑里完全没有招架之力。谁不低头没有法了，只能又跳又打的朝那雪坑逼近。到时站在坑边朝下狂攻，总可以把莫敢回首救出来了吧？可惜他根本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，眼瞅就要冲到坑边。 君莫笑突然撑起千机伞就跳了起来，比一般盾牌大很多的伞面在谁不低头眼前狂晃。这一瞬间，谁不低头觉得自己和被蒙了眼也差不了多少。这种骑士常用的战法，他当然也知道破解的法子是迅速拉开距离。拉开距离对于一个枪手而言，本是求之不得的事。 结果谁不低头，现在却闹到一百个不情愿。此时他举枪跳起，居然是想直接从千机伞上越过。这个想法就有些豪迈大胆了。欺负比自己水平差的对手勉强可行，否则的话只能当作是出其不意的手段。可在经验丰富到爆的叶修面前，这点手段实在不至于脱俗到让他意外。 谁不低头？刚刚露了个头，千机伞的形态已经变化，被拆成两根东方棍。君莫笑一步上前，双手扣住了还在跳起的谁不低头，腰身一折，一个背摔，谁不低头顿时也朝那雪坑里栽去了。